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我们常常会听到家长感叹，现在的孩子能安安静静坐下来看书的实在太少。 想想我们小的时候，一本书在同学之间传来传去，大家迫不及待的轮流传阅，兴致勃勃的捧着一本书，如痴如醉。那样的乐趣，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就完全没有感觉呢？王先生常抱怨，儿子小的时候，自己每天晚上给他读故事，本以为他长大了在读书方面会成为自己的知音，现实却并非如此。 儿子对老师推荐的书、家长给他买的书，好像都没兴致，偶尔翻看一下，不过是应付老师和家长。在浮躁的现代生活氛围中，借助互联网和各色电子产品，人们可以接触到最新娱乐资讯，可以在卡通动漫和电脑游戏中得到放松。人们将大量时间耗费在手机、电脑与电视机前，因此，如何让心灵回归沉静？ 已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。十一，家长常为什么事感叹？十二，王先生常抱怨什么？ 十三，如今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是什么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有人说，学好外语就得努力学、拼命学，得有大把的时间。 我却说，学外语就得见缝插针。所谓见缝插针，就是要把一般人看着不起眼的零碎时间都利用起来。可千万别看不起这几分钟、十几分钟的时间。根据记忆心理学的原理，对于外语等以机械记忆为主的学习内容，及时的利用零碎时间进行复习，效果是很好的。学了就搁在一边，等于没学。 见缝插针的另一种方式，就是把外语学习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，处处学，时时学，事事学。只要有了学习外语的强烈愿望和兴趣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成为外语学习的第二课堂。而且，在日常生活中学到的外语，记得快，记得牢，学习效果特别好。见缝插针，时间长了。 就会感到外语学习已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，就会感到学习外语是一种乐趣和享受，一天不学就好像缺了点什么。十四，怎样见缝插针学外语？ 十五，见缝插针学外语的好处是什么？十六，见缝插针的另一种学习方式是什么？ 十七，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？